锵腔三人行，咱们这个老戏骨 <laughs> 陶杰老师又来了啊！客气客气，陶杰老师，你不都不知道，我在认识你这个人之前呢，我买过你一本书，现在我还留着，你呢可以了解啊他的这个风流的这一面。我一看那书写的那个，这真叫一个酸呐！基本上啊是把这辈子你倾慕的古今中外的这个女性，嗯，讴歌了一遍，嗯，一人一篇散文，对，全是在歌颂。 基本上啊，没看过，以这个漂亮为基本选择，也有几个难看的，才貌相全为主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就跟陶老师也学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情节。因此呢，这个泰国的最近的形势啊，让我一次又一次的心碎。我不是为他们的国民心碎，我为我的英拉感到心碎。 <laughs> 你觉得英拉漂亮吗？当然，哎，我就真觉得，就像你说的那天啊，呃，就说有些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是非的判断。 真的容易受这个粉丝感情的左右。泰国这事儿跟我因为没关系，所以呢，我本能的就同情英拉，因为英拉我觉得长得好看，而且他那个样子哈也挺会说，对吧？就说你们要发泄冲着我来， <laughs> 不要冲着我的儿子，哎，因为什么一个母亲。 哎，他跟他哥特别好，是吗？哎，对，你看， <laughs> 你看我打弄的？ <laughs> 你怎么知道？他哥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。 <laughs> 英拉是他们家九兄弟姊妹里最小的一个女儿。对，他信，他他哥现在还回不去。哥在香港，在现在吗？哎，曾前几年曾经要求通过特别关系弄个香港护照，找你来啊。 我不敢这么说， <laughs> 但是我这么听说 <laughs> 啊，他以为我跟别的人有些办法，嗯，后来捞不捞得到我就不知道啊，哎，这所以这个家族呢，家族裙带政治不只是中国特色，嗯，全亚洲都是这个样子，嗯，说这个英拉呢就捧这张脸的，嗯，对对对，问题出在哪？现在出在这个民主变了质，以前呢这没有这个影像时代，都是选民。 选民就是说我听你说话，听你的正纲，对，看你这个人踏不踏实。现在没选民了，选民都成粉丝，就是我。什么叫粉丝呢？ <laughs> 粉丝是盲目的。哎，这张学友，哎，这谢霆锋，哇，我黄黄晓明来了，哇，这不是涌过去，这个粉丝完全是感性冲动。 那不管你这个，那这个你这是什么正纲啊？做人的这个道德价值观不管，长得漂亮，所以到最后黄铜，泰国选举，付出代价。没错，是 <laughs> 阿皮什和英拉嘛？哦，对，阿皮什靓仔，帅哥， <laughs> 帅哥，阿皮什靓仔啊！对对对，咱们看看我的英拉啊，看看我的英拉，英拉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广东梅州丰顺县人。你瞧，碰见奥巴马这个卖俏。 爱娇，对吧？这样的一种耶， <laughs> 你再看下边你看这个东方女性一握手， <laughs> 你看她扭着，你注意她这个姿态，那个腰啊，S S 型下巴壳往里勾着，这一下，哎呀，这东方媚眼儿啊， <laughs> 奥巴马完蛋！不，听说他老婆当时在泰国就跟奥巴马翻了，就因为这个英拉，就在这卖俏。来，你再看下边嗯。 哎，这是过去据说英拉原来也是商界女强人呐，就是在在家族的商业公司里的时候的这个款，你看就是长好了，你看再看下边哎呦，穿上这个在一群这个将军当中啊，格外的你看出挑对吧？我觉得这个长相啊可真是，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是她的经典手势，就是双手合十。嗯，说很多泰国人选她就是希望她用女性的。 柔的这个力量啊，是泰国实现和和和和和和谐社会。那你再看下边，这是你看，哥，大哥， <laughs> <laughs> 大哥，你再看下边，这个好多人其实都不知道他结婚了。 她早就结婚了，四十多岁了。呃，她是英拉跟我同岁。嗯，我的英拉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号 <laughs> 出生。老寿我的英， <laughs>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号的生日。她老公你看到吗？她老公也是个这个商商界的一个一个一个很有强人哎强人吧。但是她老公说，英拉是我们家的规则制定者。哦，基本上你看女的啊，在这个男权的社会当中啊，她越往上走，她的美丽啊。 就越和怎么来说就越引人注意，对，你明白？外边英拉这样的相貌，如果在电影演员里，在金马奖发奖仪式上，你根本不算什么。嗯，你明白？他呢？你看一群老男人都是将军围着他，没错。他这个相貌就是女的读书啊，读到女博士啊，读到教。你比方说我们开学术会议啊，稍微几个像英拉这样的人，那就全场很受欢迎了。 没错，但是你真的是女性的开会，女性的，比方说 TVP 的什么活动，那比她漂亮的女的都还是被人你你说的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我跟你讲，就要不有时候啊，这个演艺界的这个美女啊，和日常专业界的美女啊，标准还是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要是一个演艺界的美女啊，误闯到一个专业界去啊，那个会啊就没法开了。因为我们朋友有一个，他原本呢。 是演员，选美选秀出来的，很漂亮，但是最终想当明星当不上，就是呃，是呃，失意而去。最后呢，就做了这个什么呢？医疗器械这方面的工作，就是卖医疗器械的工作。那么你想啊，这种国际专业会议啊，他一去啊。 这个会就没法开了，全场你知道吗？会还没开完，那些个就开始有人要电话，说商量今天晚上到哪吃饭了。你他完全干扰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女的如果是对自己的美貌非常看重的话，与其去韩国整容哈，不如好好读书，混政界商界。没错。你看你的位置一上去，你同样的相貌，你脸不用变，你的价值在上升。那个香港嘛，不是每年的国庆啊、七一啊，就有一个。 那个这个会展中心有一个活动的吧，对不对？以前曾呃曾庆黎、曾荫权啊，现在这个梁振英，我偶然也被邀请去了。一去一看，整个会场啊都是老男人，个别有几个女的，哇，不得了，太醒目了。那就是台风眼呐，全都是，还一群群的围着他们在转，就这样。徐老师说的对，在演艺界、模特界、时装界，美女啊，就是太多了。对，这美女要跨界。 有几个行业是特别的干枯，嗯啊，学术界，对对对，这个文化界，没错，政界，嗯啊，我这个文化界，男人还都好色，我觉得文化界长期性饥渴，因为这个男人诗人啊作家都是想象，啊对对，但是呢就是一看才女不貌，不是没有，但是才女不貌，对对啊，那么一大群老男人在写情诗啊写小说啊。 那个性的这个想象没办法发掘，哎，忽然在一个诗人圈，哎，冒出一个，啊，呃，女才子，大家都都像一群饿狼啊，把这个眼睛投放在她身上。六十年代台湾诗人余光中曾经用化名叫聂敏，三个儿子敏敏捷的敏啊，聂装女人聂敏写了几首诗，哇，轰动整个台湾诗坛。 哇，这个名字秀气，写的诗呢啊又浪漫， <laughs> 这几个男诗人老男人纷纷打听，谁谁谁谁谁谁， <laughs> 一发现原来是余光中，哦哦，大失所望， <laughs> 余光中，现在长成那么干瘪的样儿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，我给你添个例证，你知道台湾开会一群作家到阿里山上上山去了，嗯。 呃，我记得女的就是严歌苓一个。嗯，好了，那上去以后，那些人就是全都是英雄救美。严歌苓掉了一个什么包了，北岛他们就好远的路跑去帮他去找啊，啊， <laughs> 一个个都在古华啊什么的，全都围着他。后来我我就跟严歌苓说：“我说你看看，你现在大家这么多作家都围着你，还有什么高行健啦，哎，李泽厚啊，什么什么。”严歌苓倒挺清醒的，他说：“那是正好就我一个上来。” 你换了，如果不是我上来，红影上来一样。 <laughs> 但是，如今就说是这个中老年男人，确实啊，这中老年的花心宅男们， <laughs> 确实我觉得面临一个这个很很很穷困的问题，就是这个美女荒。你知道，有时候开个会。 或者说是大家这个哥们儿们吃个饭，哎呀，真的就是你说一群老男人在一起啊，就淡出个鸟来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就是，哎，然后呢，就说就是叫几个女孩叫几个，我发现这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需要。但是现在这个女孩啊，也是很难叫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是因为这帮老丑， <laughs> 他们也看不上，对吗？对你也很难。问题不在美女荒，大江南北现在漂亮的人很多。对。 问题，这个 GDP 增长这个趋势头之下啊，长得漂亮、很小的就受到赏识，对对对对，要么当夜总会小姐啦，对，要么文工团啦、 <laughs> 舞蹈团啦，就是女性啊，如果长得漂亮，十六七岁不会有机会继续去当研究啊、学术啊或者从，所以进不了政政协，上不了商界，就很自动的往这个镁光灯的那个大路上跑。好了，那么另外一条路怎么办？ 要在比根的、要做研究的、要从政的，那个呢，没有美女入行。哎，你们说到这儿啊，我就突突突然插一句，我问你们一种男人的心理啊。你看我有时候就这样，就好比说我认识俩女孩呃，也不也不是两个，或或或或一个女孩啊。但是呢，可能我对她有兴趣，但是呢，最后呢，我要觉得，反正她也不是我的菜，反正我也没戏，对吧？她跟我也也不可能，哎。 我呢，比如说一帮我自己的好朋友，他们想让我介绍个女孩给他们认识啊。我这个时候介绍的时候啊，我心里啊就会犹豫一下，嗯，但是犹豫最后的结果呀，我就是那么想。我说反正这也不是我的，早晚他也得跟别的男人，嗯，还不如便宜自己哥们儿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还不如让自己朋友有机会，嗯，但是呢，你看有的男人就说我可不像你这样，他说我呀。 宁愿他跟我不认识的男人好了，我也不愿意看到他跟我的朋友、跟我熟悉的男人好了。后来我说：“你这倒也是人性，是吧？”人性，我觉得你你的你，我觉得你讲的你的朋友那个是常态，你那个是经不是变态吧？反正是一个特别状态，圣人不不不是剩剩下的人 <laughs> 我也要经历挣扎，就是我就觉得这挺有意思，我也心里不舒服。嗯，但是我是有个理性。 哎，我这是理性的，对吗？反正他也不是你的，那你愿不愿意他是你的好朋友的呢？嗯，这个呢要看看朋友到什么程度。嗯，这个算看人生的修养啊，有很多基本上文化人啊什么有这个例子，啊，某某教授跟他老婆，他老婆离婚了，啊，跟了别一个学者，哎，这教授跟学者还是好朋友，啊，这个人生境界很高，对不对？ 这人你都是你都认识了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听你说什么？呃，是说林徽因吗？啊，林徽因是老的啦， <laughs> 现在在这个教育界有的是，对不对？这个还是讲回那个例子，比方台湾一个林文月，哎，很多作家学者就捧他捧得不得了，也是因为在学术圈，就是我现在想起来，学术圈一旦有一个其实。 公公允来说，就是比较中上的这么一个相貌的女性，就会被品品品成大明星了，对吧？对不对啊？对对，大明星。她这个审美标准实际是低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讲当年上海十里洋场美女不少，对延安呢都是革命家在为当革命为老百姓倒良谋，这女人就少。哎，跑了一个江青，一个丁玲在那去啊。 火了天翻地覆，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年有所谓“一杯水主义”，并不是说什么叫“一杯水主义”，啊，阳盛阴衰，没办法。所以，我们老革命，哎，大家老革命看我们这个电视，他们必定想当年深有同感。没错，干革命拿笔干的，搞学术的。 都是一样，这个几个行业苦啊，就就是缺美女，是吧？ <laughs> 所以，哎，咱们可以看看，你说这个这个审美标准哈，找几个这个当领袖的女性，咱们看看这个审美标准。你瞧，这是我们这是宋庆龄大美人，现在看稍嫌胖一点，稍嫌胖一点，哎，再做做健身操。 <laughs> 你再看这个呢，宋氏姐妹，这个庆龄、美龄，你觉得美龄好看还是庆龄好看？我觉得呢，这个美龄呢。 漂亮，但是有一股狠劲。哎，宋庆龄呢也漂亮，这人比较纯真，啊，对于谎言呢比较容易相信。宋美龄呢，你看，有气质，是漂亮比不上庆龄，对，但绝对不省油。哎，你瞧她这相面相的好，庆龄就是国色天香啊。美龄呢，美龄就稍微有点媚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们再看下边啊。 这还有洋范儿的啊，寂寞深科兰的，寂寞深科，这不这美女记得记得她身材好。对你再我给你看她身材，你再看下张相，她这后来据说是给关起来，说在牢里边有人打她，这是向新闻界出示打的这个伤痕。你说这个时候看上去还美吗？然后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个一代名媛啊，肯尼迪总统的这个夫人，后来嫁给船王希腊船王啊。你看在下边看。 再下面看，哎，这个最近美国也一直在这个纪念呢。我就发现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就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时候啊，就当时美国就是见到他们的这个人呢，就是他在被刺的那个德克萨斯州嘛，就说说这两个人呢，完全不是什么政治人物的给我们的感觉，说完全是明星，就他们给人的感觉看上去啊，就完全像明星，就是说在你就是说在大街上碰见这个人。 我那天看一个采访，就他们这两个人是属于你就在大街上看见了，你都一眼知道这不是一般人，不是凡人，就有这样的一个气度，有贵气，有贵气。当年这个肯尼迪呢是美国电视辩论捧出来的，今天的这种什么英拉啦，什么阿皮什，也是电视跟这个电子媒体啊，马英九出来的吗？马英九绝对算，对，绝对啊，所以这个今天这个啊，什么帅哥啦、美女啊当总统。 啊，就是魅力很高，能力很低，就是美国是始作俑者，啊，你看以前的像尼克松很丑，嗯，丘吉尔大胖，嗯，对，啊，罗斯福是个瘸子，嗯，后来艾森豪威尔光头，啊，这个我们小时候读个这个许地山《落花生》，这个老八教小孩做人要追求十而不华，不要当这个花架子。 把这个实力，果实在地底下，哎，果实在地下。现在这一代人忘记了啊，你本家许地山老师的教训， <laughs> skin deep，就看表面，表面，肤浅啊。所以呢，选民沦为粉丝，你弄出来的就不行。我们奶油脂肪一大堆。 你觉得英拉是没什么能力吗？有能力怎么会搞成这样的？什么他信的妹子怎么会有能力？开玩笑，他信的妹他信，他信有，他信还没他信有，信他信信，我不信， <laughs> 怎么会这样？有其兄必有其妹。我们先去广告，听他说说他信啊，听听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哎，陶老师，你作为他信的这个香港代理人啊，你也真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<laughs> 这个泰国这个这个政政治啊，我是觉得有一个好奇怪，就好比有一个什么前总理，这他信都流亡了，就是这边就是法院要判他了，但是他妹妹可以在呃中选之后说，我代表我哥哥告诉大家，他很想念你们，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？因为我们在外面读这个新闻呢，都是不不全面的。 他信呢，在这个泰国的乡间有非常深深厚的群众基础。对，现在泰国的矛盾为什么常常闹政变？是城乡的矛盾。曼谷它作为一个亚洲的一个第二档次的金融中心已经建立起来，围绕着亚呃曼谷有一批啊，就是说这种金融精英、科技工业的呃这个专家、工商界，还有一些中产阶级，他们是支持阿皮什的。哎，这些人呢是支持阿皮什。 但是呢，外面这个乡下头对农民的人呢，德不分不到这个呃泰国近二十年经济增长的利益，他们而是在家里呢种种香蕉树啊啊，就是种种地啊。那么这个他先上台啊，对那些乡下的人给津贴啊拨款啊，那个比较照顾，但是得罪了曼谷城市里头这些工商势力啊啊。 那么就是说，他在贿赂，变相贿赂，这算不算贿赂呢？也算，购买选票，啊哈。对。那么，接着这个矛盾必然会爆发。那他哪来的钱呢？哪来的钱？这个他自己也是做生意的，对对不对？问题他自己不是农民出身，啊哈，你知道吧？现在这个泰国的这个形势啊，就常常重复上有这个什么政变上台啊，什么啊，那自他自己也贪污啊，被指为贪污啊。 你让一当了，呃，你当了总理，你这个家族要做生意，啊，对，那当然是飞黄腾达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哥哥倒了，妹子又上来，必定是带着这个污点上台，啊，人家就觉得你其身不正，而且是成了你老哥的代理人，而且哥哥流亡在国外，你把这个妹子啊弄上来，当个很漂亮的傀儡，遥控更大的欺骗性，遥控啊。 而且泰国还还有一种他们特别的三权分立，他不总理只是一个一一一三分之一，对，还有三分之一是军队，还有更重要三分之一是国王、皇上。哎，那个君主立宪制啊，这英国的这种君主立宪制，到了只有欧洲才会有，丹麦呀，他们是英国式的。你到了亚洲就是变味。真的，日本的天皇的关系跟内阁的关系就是不一样，泰国就更不一样。没错。 所以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到这里来，拜托啊，这个肯定变形。要结合本国国情。泰王的权力很大的，对啊，很大啊，他要做声的，嗯啊，所以到最后，现在现在他们说英拉现在就有一个法宝啊，他不怕那些人闹得太厉害，因为为什么？十二月五号，泰王泰王生日，你到时候你们吵吧，对不对？他以这个名义来把那些人全赶散。皇上拜大寿。 对对对，而且我去曼谷，我是觉得他们对这个泰王的这种礼敬啊，这个感情啊，是不得了的，它高于利益了，它是一种宗教式的，而又是一个佛教国家，所以这个国家是三天两头搞闹事。没错，而且你说这英拉到这时候模样也不管用了，是吗？接着为您播出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 <laughs>